锵锵三人行，所以三人行必有我师啊！每次都跟王领导 <laughs> 学到格言是吧？这这不是这格言，我觉得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laughs> 就是说当领导的艺术 <laughs> 是吧？呃，那是内行和外行是怎么说来着？不是我说呀，过去说什么外行领导内行，哎，后来又说要让内行领导内行是吧？要是专。 专业化嘛，要要要有专业化的知识。是，我说，但是光有专业化的知识还不行，还得有时候还能变成外行。就是说，所谓外行的意思，就是我不具体的管这个具体业务里边的这些规矩、这些规则、这些争论，而我从这个重要讲话上那儿吸取营养，来给你讲大道理。这就是说，你如果是个外行领导内行。 那么你应该努力学习内行，对吧？嗯。但是如果你是个内行领导内行的话呢，你应该努力变成一个外行。不是内内行内行啊，内行领导内行啊，也有这种麻烦。没错。为什么他计较很多小的那个内行里边那些小东西？作家领导作家呢？对啊。会造成。当然是啊，我就说， <laughs> 我就说这个，咱不说我，比如说这个翻译局局长。 <laughs> 中央编译局局长，不不不不不是编译 <laughs> 翻译局啊 <laughs> 啊！翻译局局长本身外语还特别好，嗯，他这个脾气又狭隘，这个这个一个局的翻译可就倒了霉了。没错，他什么文都懂一点又都懂得不对，你翻什么他都认为翻的不对。如果个翻译局局长呢，他不懂外文，嗯，你说这个大家多舒服。 他虽然很严格，嗯，虽然他老想，呃，管大家，管大家，你你们要按时上班，他他除了按时上班，他还能干什么？要认真学习，是不是啊？你们出门要请假，是吧？三天以上不回来要来电话，你这我这个手机必须开着，他只能 <laughs> 他只能进行这方面的。 <laughs> 我我就有切身经验，我这十年工作的这个研究所吧，它是一个呃交叉学科。 研究的这么一个一个中心，那么这个所长呢，他本身恰恰不是一个学者，嗯，他是一个最善于做筹钱、做组织、做协调的，哎，所有的在这儿工作的学者都感到很舒服，舒服的，感觉到被一个就是又善解人意又谦卑。 为你们服务服务型的领导，他是一个，所以大家后勤型的嘛，后勤型的，所以大家都特别服从他，然后互相互相可以有竞争，没有任何人质疑他。所以你道现在 <laughs> 现在中国这个教育界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什么啊？就说这个教授他要做官，对，其实也是个麻烦。那么你你你教学科研很好，但是为什么一定你要当个校长呢？ 搞这这这，他且反过来又又是还很多行政的官员大学的他又要当教授，没错，还挂一个博导什么的，当官的他要混混混教授。这个你说这作家领导作家也是这样，作家领导作家呀，如果说大家一块同舟共济，说咱们写作好这也行，那不可能。怕的是这个作家吧，他老想让大家证明。 是吧？他的方向是正确的，其他作家的方向都是不正确的。哎呦，他成了一个心病，是吧？早晨希望大家认为他正确，晚上希望大家认为他正确。哎呦，这睡了一觉了，还想，还我不就是我正确吗？你这这才难受不难受？你说，太难受了。他这个说出了。 有普遍性的中国的 <laughs> 中国人的问题，这就像你像我有时候我有时候由衷的讲我们这个老板呢刘长乐啊，我说我在他身上就体体体会到一个什么呢？我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领导，有一种领导啊，他就是让你们周围所有的下属证明我是聪明的，我是正确的。但是你像我们这个老板呢，他是啊，总给你机会啊，让你证明你是牛的。 你对了，但是还有一种领导是你们，你们听我，你看对了吧？ <laughs> 听听听听我，他没当过节目主持人呢，他也不跟你们抢节目啊，啊是，哎，是？你们你们老板的这个我也很很佩服啊，这个和这个我和王老师都熟悉的另外一个就是三联书店的这个读书杂志，曾经大家很多人认为的这个黄金时代，就是沈工沈昌文，沈昌文当总编的时候的时代。 正好是沈工带着三位女编辑，每一个都没上过好像大学，都不是专业的学者，办了一本这么杰出的，所有的大陆的什么海外的知识人都爱看的这么一本杂志。嗯。啊，恰恰是这这种非专业的职业人，他实际上是办杂志的职业人，他并不是这个学术杂志的学术专业人。所以。 三百六十行，三百六十行，领导也是一行。所以不是他，这就是无为而治。嗯，他本身并不是代表某一个学术派别。对对对，他既不是新左派，也不是自由派，也不是学院派，也不是江湖派。嗯，哎，他在这儿呢，你稿子好了就行。他没有什么非得要推自己这边的人的这个稿子的，没有这种倾向。怕的是我这，我本身就是一个。 学术的一个派头，对，是不是？我是派头，我这儿有有一批最忠诚于我的这种观理念的人，嗯，这个就就就就麻烦，对，对，当窄了，尤其是下边有一个还得了诺贝尔奖，这 <laughs> 而且还还有还有排有排他性，没错。那相反，他本身并不是说在学术上，可是人家也有很高的悟性，没错。哎，你他虽然不做这个学问，你做出来，你这个有价值没价值？哎，他也了不起，他有他。 他识货，识货，这是唐太宗之才啊！这 <laughs> 他，他识货，他识货，是这真是。所以你看，我就觉得这当在中国啊，这个当领导啊，我认为比外国啊需要更高的智慧，因为好像中国是个当领导得人情练达，而且呢，他有一个人情世故啊，你得门儿清。你比如说，这王老师最近啊，我挺挺想让他聊一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看啊。 中国现在是就就说说这个这个咱们这个反腐，公款吃喝，哗都打下去了，对吧？过去的很，你知道最近这个餐饮业啊， <laughs> 说凋零啊，这家伙，尤其很多那个高级餐馆呐，就是因为那你就体体体现出来了，这来不准公款吃喝是来真格的，这一下子他们就说打击餐饮业了，哎，但是我就由此想到啊，很多时候这个中国的这个领导。 他是不是有一个饭桌上的艺术呢？对了，他这个这样啊，其实我因为我这个这境外呀各地儿访问也多，嗯，就相对来说呀，中国的这个待客招待，对吧？叫呃，在这个咱们的一些党政机关里，它还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接待，接待，接待。呃，有的领导还提出来，接待就是生产力。 你听，你听到吗？那 <laughs> 是那是，你懂接待？我懂，我懂，太懂了。就是你接待好了，接待好了，你到时候到时候该给你批钱就批钱，对呀，该批批，该批项目批项目。对，关键在接待，所以咱们就重视接待。咱们的接待呀，比这个外国的接待复杂多了，这个事儿。哎，也也，你要不说，你有时候我又很感动，是吧？人家呢，你说人家接待完了你，你接待完，你说你不必要这么接待。 你说你这是人话吗？这 <laughs> 是，可是，可是你有时候又觉得吧，他他确实是就是在接待上的下的功夫比较大，呃，付出的成本也比较高。呃，有的时候，比如说接送，现在好多了。有时候接送他是怎么接呢？比如说我从这个。 这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嗯，他在那个这两个城市那个界限、那高速公路那个界线上，他一直到那儿去接。哎呦，然后送的时候呢，呃，要送到这个界线上。比如说我，假设说您是 X 地吧，呃，然后您 X 地那边是上面写着外地界。 然后他送到你外地，他才回去，这个废汽油就最多了。一是送到境外，这个 <laughs> 这就废汽油。 <laughs> 但是他为什么这样呢？他就觉得这个人是感情的动物啊。哎，不是连这个亨廷顿都说嘛？他说这个这个是亨廷顿说的吧？您说的文明的冲突。对了，哎，就是说中国这种感情文明。嗯。他认为中华文明啊是一种感情文明。哎，我们特别注重的就是。 就是，就就是你对我的印象。对。比如我跟你在一块儿吧，是吧？我自己做的怎么样，我不管。嗯。但是你对我的印象，你是不是给我一个好印？你你是不是对我有一个好印象？对。尤其你要官比我大，资源比我丰富。 如果我又给你一个不好的印象，那我太倒霉了。但这印象呢，又是个很感性的，感性的。它和这个咱们这种情谊文化、感情文化和西方的这种契约文化，对，就形成了一个太好了。对这个对比，我从我们这个情感文化来看，你这个契约文化是很没有人情味儿的，对，是冷冰冰的，公事公办的，它不不交心的，你知道吗？没错，就是条件。就所以我看到的有很多这种就是。 项目哈，中外的项目就卡在这了。有时候，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laughs> 这张老师就说出来了，这外国人是契约文化，我们是情谊文化。是，嗯，这个某种意义上啊，外国呀，他是性恶论。我记得八十年代出过一本讲美国政治的书，他这题目就叫“总统是靠不住的”。 哎，他先认为你靠不住，所以我得他呃，他他有一些说法，有一些做法。当然那些呃，中国呢，我们在老百姓当中，我们喜欢的还是性善论，人之初，呃，人之初性本善，呃，所以咱们现在文学评论里头。 动不动就是什么表现了人性美，哎，呃，其实人性只有美的那一面吗？西 <laughs> 方人家，人性，他认为人性恶， <laughs> 人性丑，对，呃，当然这个这个咱们不不争这个了，所以他那个考虑的角度不一样。你从性善的这一面吧，你觉得这中国文化吧特讲人情，特讲情义，嗯，呃，特讲面子，对，特讲啊，哎，高兴不高兴？ 尤其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领导，或者一个专家，或者一个投资人来的，你这儿所有的人都不用说，不用动员，都认为让你高兴是第一任务。哎呀，这你如果让领导不高兴了，你你不是活腻了吗？没错。 <laughs> 而且你不要都从坏的方面考虑，说他让领导高兴，就是因为他要升官发财，也不见得。他觉得我，比如我这在在这个地方工作，我在东四工作。 是吧？你这个，这个高级的人来的，我当着我东四的人民，让你快乐，让你高兴。对对对，是。那难听的话我不要说，我们以后另找机会单独个别谈。尤其当着很多人，你这儿有任何困难都不要说。 嗯，他他形成这这样一种一种一他这个有的是对，他有很多面儿，有的时候呢，他也带有就是说我让你高兴，对，这下边的事情都好办了，嗯，所以这时候情和事就统一了，统一了，但有的时候呢，它又是矛盾的这两种，就是说咱们这边吧是好像呃有，如果说任何事情都有三套标准的话哈，一套比如说是情义。 就是是一个忠和不忠，比如信和不信，这是一套江湖标准；另一套，比如说是个对错，它是个道德标准，有这个事情是对还是错，这跟人没有关系。第三套就是契约标准， <laughs> 就是不管对错，也不管情义，这个事情是有一个条件，咱们在这个条件在签约的情况下，它是一个责任的这么一个概念。嗯，咱们这边认为呢，我觉得西方吧，可能他认为契约特别重要。 对错也是要有的，就像法治和比如说基督教是管这个啊这个善恶的啊，那最不重要、最不靠谱、最模糊的就是这第三条，就是江湖这个这个伦理忠义什么的，因为这都是人治嘛，人治里边，个。咱们这边我觉得正好是相反的，最高的标准是这个。对，就像刚才说的，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不说哪个地方了啊，就是我前不久有一个亲戚从某地。 来访来北京，他们那儿呢正好有一个就是一个高级官员落马，那么他的官员下边这个马仔呢是一个重要的使这个官员落马的一个情报人，就是他提供了一个就是说这个官员的腐败也好还是什么什么也好，结果后来我就说，哎，你们那儿是怎么看这件事儿的？结果我这个亲戚就说。 我们所有我周围的人，这还是受过教育的人，都认为这个马仔太不像话了。对对对，他这个中国人是这么他觉得做一个男人，他就应该在这个时候，他应该自杀，他应该去死，他怎么能出卖一个恩主呢？这个人是提携过你的吗？这个领导，他我说那他，但是他做的事儿不对呀。他比如他腐败了，他的政绩有问题啊什么。 作为一个男人，这最根本的，你做人就首先你就根本就是不耻的一个男人，对，你是一个败类。我们这这个朋友要说谁抓进去了，先别问是为什么，是醉酒驾驶也好，是什么也好，第一个反应哎，捞出来，赶快找人 <laughs> 没捞出来，因为这是哥们儿，这是哥们儿，这是朋友啊。我跟你说，我记得有一次啊，跟梁文道先生哎聊这个对台湾的印象，嗯，他说的这，所以这咱们这真是。 这个呃，这个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他说台湾最得意的、最珍贵的，就是这种情谊，是吧？为什么？比如说这个陈水扁的那个同乡，绝对站在陈水扁方面。你贪污没贪污，你那个法律上应该怎么处理，跟我没有关系，那是官面的事儿，对，是吧？作为老乡。 是吧？你现在是遭难了，我就一定要维护你的利益。嗯嗯嗯。所以这些这些东西。那我问您呢？到了这种中华文化圈啊，这台湾，对，他又实行了民主啊，到时候他又要有法治这一套，这两两套价值观怎么办呢？所以台湾民主啊，搞不好啊。 你 <laughs> 已经下结论了，是是，他一直就是他冲突啊，他冲突。不是我们好多人是觉得他在学习中嘛，他在旧价值观在在在核心价值观在。我我呀最感兴趣的故事啊，就是《红楼梦》里头平儿怎么处理矛盾，是吧？他不是丢了一样东西，对。他如果说这个，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不能说，说的话会伤害人，他就拉着贾宝玉来。 说你干脆承认你偷的得了。贾宝玉又特别愿意给这个丫头做好人，哎，给女孩们呢效劳。有这样一个讨好女孩们的心绪，我都打，啊，都抖下来。哎，大家都说平儿好。我看的时候，我都觉得平儿没挑，对，皆大欢喜，消化消化矛盾。 我们有个词儿叫消化矛盾，不是解决矛盾。真相也不重要，哎，真相并不重要，就是贾宝玉偷的，不许别人再再也不许说了。嗯，连林彪都表示他要向平儿学习。哎，你所以这是，哎呦，我现在想想，曹雪芹给他起这个名字平儿，就代表就摆平了，摆平了，摆平了呀，摆平。咱们去说办什么事儿就是摆平了。我我就老说这个，我说就这个故事，你翻译成外文啊。 你要让人德国人看啊，他看完他想不开，他能跳了楼。我跟你说，到底是谁偷的？怎么可能是贾宝玉偷的呢？那贾宝玉到底怎么偷的？ <laughs> 对，所以叫你这，你要碰到德国人，你你就跟他永远讲不清楚为什么是贾宝玉偷的。哎，这就是难得糊涂了。 <laughs> 难得糊涂。但是你说这个中华文化圈啊，香港不这样，香港人他是他是英国殖民统治嘛。 嗯，但是你知道，我就我就觉得这里面又有很这诡异的情况，就是我现在知道，啊，就是香港人现在练不过大陆了，大事办不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知道，你说中国人这套情谊的东西啊，他能够啊，有有能够能够能够能够有非常神奇的作用。你比如香港这个啊，冷酷无情。 然后咱们讲契约，这谈谈那大大大谈谈，这个事儿啊就办不成了。办不成。嗯。反而有的时候，这个大陆人之间啊，你关系搞到了这个程度啊，不行的也行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laughs> 就看你这人，我就得把这事儿给弄成了。对。他有时候又有那么一种东西，你反而循规蹈矩啊，一个事情是办不成的。哎，就所以这这。个，才取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我现在参与。 大陆一些这个电视的一些节目的制作，我就发现啊，现在大陆电视啊全面超越香港。就这原来说学呀，你比不上，为什么呢？因为香港人那一套，现在我甚至都觉得有点腐朽。因为他是叫有个词儿叫工具理性，摄像我只管摄像，我不管最终的节目好不好，跟我没关系。我完成了我的活儿，按时按点儿，其他就没关系。他遵循着这一套。可是你看大陆现在这个团队啊，他加起来了，就是说。 每一个人又有一种性情，你看那个小姑娘啊，太想把节目做好了。她不是仅仅完成一个工作，她感情在里面，甚至她吵着架。 对对对，节目做好了他哭，你说这个我要绕回到咱们曾经也说过一个这个阴阳哈，就是这大阴、二阴、三阴这，我上次没这么说，我就是说这个这个香港因为受了这个英国文化，这是英美这一系的，它变了，它演变成，但是它实际上在根儿上，因为它是从中华文化出来的，它是个小羊。 他他斗不过这大阴，就是台湾还是跟中国一致的。我觉得怎么说，这是两国共两党，怎么斗他都是兄弟俩。王老师，您您您您您论论。他可是美国这大阴，不是大洋，美国是大洋还是不行。这到现在为止，至少没证明。俄罗斯是二洋啊，在我这说，俄罗斯现在不行了，看着看着中国直生气。但是呢，美国这个大洋里边，它真的是有这个阴的一面。 实际上，他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带着性情拼命的，就创造不顾一切的这种东西。他这种艺术家里边这种个性，他在他这个大洋里边，实际上他是有的，就像中国这个大阴里边也有阳一样。这最后是一一一个对手。 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个情义性啊，嗯，和它的整体性分不开。哎，你这讲的刚才也特别有意思。嗯呃，比如说它工具理工，这个叫什么工具？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对。工具理性，我干什么的就是干什么的。对。就跟那西医，我我这内科我只管内科，我不能随便管外。脚疼一脚。脚疼一脚。嗯。可是中国，它什么东西都把它作作为一个整体。哎。呃，所以它。 一讲情谊就更是整体了，没错，因为情谊和具体业务这本来是两回事对，但是，一有了情谊呢，他就一直落实到具体业务上去了。对，他把感情寄托寄托在里边，寄托在里边。你像好也是他，坏也是他。是是。他到在工作里，他要找感觉。对。比如说，对于香港人来说，找什么感觉？我完成了我的工作，拿到我的钱就好了。哎，这很简单。所所以中国的事儿呢？ 不可能完全按照欧美的那一套来来运转，真不可能。哎，但是呢，我我是说呀，就是咱们也看到咱们这个情谊性整体性，它可能有的弱的那一面。弱的那一面呢，就是第一，我们对真实性的要求呃太低低，对，我们对美和善的要求很高，但是对对真实这要求太低，是对。呃，第二呢，就是我们对。 具体的一件事，条分缕析的，对是吧？对细细的，每个都不能含糊，你都给我说清楚，对这不行。准确性，咱们也做不。精确性，这就跟中医和西医的这种论争一样。哎，这个中医真的有一个整体观，然后他有的时候可以靠你这种信就把这病治好了， <laughs> 你知道吗？他他有强烈的暗示性，这中医像个艺术似的。可是你也可以说他是个大忽悠。中中医特好听嘛，你现在各电台都在讲养生。 都是中医讲养生，西医要讲养生根本没人听。我跟你说，西医讲医生他给你画图。可是你真得了癌了，你是去找西医啊？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啊，对啊，中医忽悠起来多好看。